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十三集，林青霄遇见的速度极快，他又有了确切的草药地址，基本是直线到达。之后采灵药也由林青霄一手包办。 洛寒在旁边围观林青霄熟练又利索的手势，忍不住感叹：“唉当学霸真好。”林青霄将装着贺灵兰的玉盒递给洛寒，没有追问学霸是什么意思，而是直截了当的问：“去下一个地方。”好。洛寒都踩上了剑，叶子楠才气喘吁吁的赶过来。他见洛寒还在剑上，连忙问。 赫林兰还没有找到吗？没事儿，我这就来帮忙。不用了，洛寒冷酷无情的说出了真相。我们已经踩好了，你也不用落地了，直接出发去下一个地方吧。叶子楠一脸惊诧，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他狐疑道：“真的吗？你们是不是故意诓我？”洛寒嫌弃，直接拿出玉盒，打开给他看里面的灵药。 么简单的事还用得着骗你啊！这株你没有任何贡献，不参与分配。走吧，下个地方好好表现，你还有机会。洛涵说完，低声嘀咕：“你不是朱雀吗？身为鸟族，为什么飞得这么慢？”神仙耳聪目明，洛涵明晃晃嫌弃的话语一字不落的传到叶子楠的耳中，他受伤的捧住心窝，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。 第二程叶子楠拼上了鸟族的尊严，可算赶上了花最后一刻。洛寒看着叶子楠累成死鸟的样子，出于怜悯，给他分了一株鹤铃兰。叶子楠捧着价值连城的玉盒，一时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他终于明白了洛寒最开始的话：原来我加入这个队伍真的只会拖后腿。我到底误入了一个什么队伍啊？ 我明明记得以前探索秘境不是这样的呀！收割了山林中的鹤铃兰后，他们本来可以直奔极北，但是鉴于洛寒是个柔弱的幼崽儿，一天需要保证四个时辰睡眠，林清霄在一个温暖安全的山洞停下，强行终止了他们的探险。叶子楠竟然可耻地松了口气，啊，终于可以歇一下了。林清霄到底是什么怪物？ 叶子楠仅是追林青霄，就追得气喘吁吁，浑身脱力。而这个速度，似乎还是林青霄为了照顾洛寒，刻意放慢了的。仅仅一天，叶子楠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，他对自己美貌、速度、能力等方面的评价全面崩盘。此刻天色还早，洛寒赶路一整天，终于到了晚间玩平板环节。 洛寒拿出在外面置办的床榻、坐垫、靠枕，舒舒服服躺在榻上，愉快地调出天道系统，打算找几个乐子玩，比如看看男主又给女主、表妹什么的发了什么誓啊。仙界对隐私很在意，他们虽然在同一个山洞，可是开了禁之后，并不会相互打扰。洛寒才刚刚点了两下，头顶忽然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：“洛寒。” 洛寒愣愣抬头，就看到林青霄站在山洞门口，安静平和的看着他。你不是要学飞行术吗？ <laughs> 我……洛寒咬唇，又咬唇，最后忍着哭腔说：“我现在就要学吗？”林青霄静静看着他，洛寒只能忍痛放下平板，起身去外面学飞行。 此刻日暮西斜，一轮圆日挂在悬崖上，金黄的余晖洒满山崖。不知道是不是碧云秘境特殊的缘故，夕阳看着格外大，仿佛触手可及。洛寒站到外面时，才突然想起来，我没有剑。灵仙以下的仙族都要依靠飞行法器，到了灵仙就可以自己踏空而行。 洛寒现在没有修为，只能靠法器。林清霄白日是顾及到他才御剑飞行。仙人爱美，飞行法器也做的灿烂丰富，从莲花云之类的单人法器到非洲楼阁等大型法器，应有尽有。同理，飞行法器也是法器中最贵的，所以仙界还有另一种主流御空方式——御剑飞行。 御剑飞行经济实用又帅气，很受年轻的仙族喜欢。御剑飞行也成了修仙界的基础技能。但是洛寒现在一穷二白，空有巨额精华珍宝，可是没法变现，连把最普通的仙剑都没有。洛寒几乎都要说出来：“等我们出去再学吧。”就见林清霄结了几个法印，照出了他的九霄剑。 洛寒看到九霄剑的时候都愣住了，他连忙说：“我初学御剑飞行，用普通灵剑就可以了，怎么能用你的配剑呢？”无妨，林清霄说：“用好一点的剑，学起来更快。”洛寒只能硬着头皮走到九霄剑前。随着靠近，洛寒感到一股凛凛寒气扑面而来。洛寒站在剑前犯了难：“我没有修为，要如何控剑啊？” 他站到剑上不难，如何让剑浮起来才是难事修炼是为了化天地灵气为己用，故在体内储存灵气。但你不一样，你可以直接调动灵气，根本不需要修炼。仙族修炼说白了就是在体内积累灵气，可是洛涵不用，他可以直接调动灵气。 但是虽不用积累，却需要学习每个法术的运行方式以及练习熟练度。洛寒听到他说“你不一样的时候”，心头一跳。他没有问林清霄他有什么不一样，林清霄也没有细说，只是让他感受身边的灵气，然后试着驱动这些灵气。洛寒在林清霄的指导下感应天地灵气。 他闭上眼睛后，脑海里自然浮现一幅俯视视角的地图，正是他们所在的悬崖。不同的是，地图里不再有线条和色彩，而全部以能量的形式呈现。其中天地中散落着点点亮光，大致有五种颜色，随着气流缓慢地飘动着。想来这些光点就是灵气，五种颜色分别对应五行。 洛寒试着驱动灵气，没想到这些灵气格外听他的话，他指哪儿，这些光点就跟着到哪儿。洛寒尝试让灵气拖着九霄剑浮起来，结果这一次却失败了。林青晓仿佛能听到他的心声一般，在旁边说：“不要浮躁，九霄剑亦有自己的神智，你要因势利导，而非强迫。”洛寒又尝试了好几次。 九霄剑终于可以晃晃悠悠地飘起来了，洛寒开心，顿时充满了成就感。没想到林青霄紧接着就说：“现在睁开眼睛，站到剑上御剑。”洛寒吃惊，心神放松之下，九霄剑骤然失去控制，径直摔落到地面。在距离地面只有一指的时候，稳稳停住。洛寒松了口气，诚挚道歉。 对不起，我并不是要故意摔你的佩剑。林青霄控制住九霄剑下落的趋势，却不把它调正，而是让洛寒来。御剑飞行要稳，不能因为分心就失去控制。你试着把它摆正，然后再来。唉，真是一个严苛又不留情面的老师。洛寒只能再一次控制灵气，艰难的把剑扶正。 曾经看着林青霄御剑，觉得非常轻松简单，轮到自己才知道，这样精密的把控有多难呢。洛寒站在剑上，飞得歪歪扭扭，跌跌撞撞。叶子楠蹲在树梢上看着，时刻都觉得心惊胆战。洛寒虽然飞得不太稳，可是已经能够成功升空，并且歪歪扭扭飞行大概十米的距离。洛寒对这个成果非常满意。 他本以为今日可以圆满收工，没想到林青霄那里没有一点放人的意思。高度不稳，速度也时快时慢。念在你初学，第一天不给你太难的目标，以恒定的速度直线飞行三圈，就可以休息了。洛寒听到，长长抽了口凉气。叶子楠坐在树梢，听到林青霄的话，也骤然生出一种危机感。 作为本行是飞的鸟族，林青霄这样真的让叶子楠很有压力。他记得第一次飞行，一天内就成功升空，并且学会盘旋，就已经被朱雀族的长辈视为家族的希望了。林青霄竟然要求一个初学的幼崽以直线匀速飞行三圈，叶子楠油然紧张。这些年他玩的有些浪，疏于修行。 对仙界新生代的年轻人也不太了解，林清霄这种强盗变态的少年龙，到底是个例还是龙族常态呀？不能细想，越想越吓人。叶子南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叹息：明明洛寒的成绩放在他这个鸟族眼里，已经算是相当优秀了，可是林清霄却不为所动，甚至看着还不太满意。 洛寒在山崖上一圈一圈绕，遇见从晃晃悠悠变成基本平稳，但是依然达不到林清霄这个极端完美的要求。夕阳早已沉默一轮圆月悬挂在山崖后，清辉中，一位白衣男子站在月下，他白衣胜雪，月光照在他身上，折出一圈冷冷的光晕。 在他的不远处是一柄修长纤薄的剑，一位白衣少女坐在剑上，自暴自弃中带着委屈，不肯再飞了。林青霄无奈说：“你第一次做到这样，已经很不错了。”洛寒眼巴巴地看着他，结果林青霄面不改色说道：“但是还不够。”叶子楠坐在树梢上，听到这里，同情地看了洛寒一眼。 他用力伸了个懒腰，从树梢上一跃而下，对洛寒说：“我先去睡觉了，你加油。”洛寒眼睁睁看着叶子楠大摇大摆去休息，心情越发悲痛。大概是洛寒的怨念太过明显，林清晓勉为其难地让了一步：“好吧，你暂时休息一会儿，一刻后再继续。”洛寒立刻跳下剑，活动自己僵硬到快失去知觉的腰和腿。 他才刚刚放松了腿，都还没来得及坐下歇一会儿，就听到林青霄说：“时间到了。”洛寒木着脸，面无表情地看向林青霄。这个人的心是石头打的吗？他竟然这样对待一个柔弱的少女。林青霄平静地看着洛寒：“你飞一个回合平均需要一刻钟，以你现在的稳定度，大概飞两次才能合格一次。你从现在开始练习。” 六个回合后，刚好能满足四个时辰睡眠，要不然你就要缩减你的睡眠时间了。洛寒被这些冷冰冰的数字砸的眼晕。林清霄真的是个机器吧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